张叔，你说我师尊会带着人去哪里啊？您 <laughs> 若是好奇，跟去瞧瞧便知道了。我可不想做这找死的事情。只是后日就要决战了，我瞧师尊好似一点也不担心，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主人心思深似海，岂是小人能够揣测的？不过他做事向来走一步看三步。 这次与葫芦姑约战，想必也如此。那你老实与我说，线上的盘口，你有没有去压住？ <laughs> 下了一点点，一点点是多少？约莫二十来两吧。那么少，你方才还说师尊一定会赢呢。哈哈，本来就是小赌怡情，难不成还要压上整副身家？哎。 您若是无聊，主人与沈道长会去何处？不如来赌一赌。哦，赌什么？小人那一套汉代玉壶玉杯，二郎君不是相中很久了吗？就以那个为彩头如何？嗯，嘿， <laughs> 那我就用师兄送的一套琉璃棋子来做彩头。这出去呢，必然是要吃饭的，这个不能算在内。 但师尊特地带沈道长出去，总不会是专门去吃一顿饭吧？那小人猜他们是去访友了。如今抚宁县高人云集，说不定主人与沈道长是去会故人。哼， <laughs> 张叔，你的心头号恐怕要输给我了。以我师尊的为人，怎会主动去拜访别人？师尊后日就要与葫芦姑决战。 此时更应该留存实力才是。哦，那您指的是人生四喜：吃喝嫖赌。我猜这会儿啊，他们不是在赌坊，就是在青楼。呃，主人要什么投怀送抱的美人没有？何至于带沈道长去那种地方啊？哎，这你就不懂了，沈道长不开窍呀。 从小清心寡欲，木头似的。这天底下最能令人开窍的地方，莫过于烟花之地了。师尊得先带他去体会体会男女间的不同，等有了高下对比，他才能领悟到人间极乐呀。什么高下对比？就是对比一下师尊与女。 <coughs> 总之啊，不是赌坊就是青楼。你瞧他们回来的时候，沈道长。 若是面泛桃花，眼角含羞，那必定是去了青楼了。呃，哎，你赌不赌？不会是舍不得你那套玉壶，反悔了吧？ <laughs>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自然是赌的。哼！哎呀，那我就等着收彩头了。哼！来，过来，带你去吃烤肉。 哎，张叔，师尊给这小鹿起名了吗？呃，起倒是起了，叫什么？嗯，阿乔， <laughs> 哪个桥？呃，就是您想的那个。我， <laughs> 我现在不踩他们去青楼了，行吗？ <laughs> 您这是要反悔了？ 罢了罢了，沈道长，吃烤肉吗？啊？晋江文学城，梦溪石原著，猫耳 FM，携手英雄联盟，生龙万象联合出品，古风武侠广播剧《千秋》第十八集。 拿上来吧。是宗主。这湖离别庄不远，是个赏景的好地方。你看湖上那小舟。 我让人将刚钓上来的鱼虾就地腌制，做成醉虾、醉鱼，再搭上一坛陈年好酒盛上。来。你从哪里叫来的县城人手？这附近有个驿馆，原先没什么生意，我买下来了。有客人来这里垂钓的时候，也可做些吃食的生意。晚上便顺便宿在驿馆，无需急着赶回城。 也就只有你会这么做了吧。这附近既有半步峰、阴毁峰那等险峻陡峭的山石景致，自然会有文人墨客前来，也不算完全无人问津。况且赚钱与否，并不重要。你是为了打探或者中转消息？ <laughs> 我家阿乔就是聪明。来，喝酒。 其实我酒量不好，我都快要赴死了，你连杯酒都不肯喝。这，这是烧酒，不算。 只是加了些茱萸花椒，所以更冲一些。不过鱼虾蟹性寒，正好中和。宗主，沈道长，这醉虾得剥壳现吃，滋味才鲜美。的确回味无穷。不过我怕吃多了会醉，不吃了。 如果这一顿不知半步风上回来，坐在你对面的人是否还有我？你却连动一筷子都嫌多，实在令我伤心。你别老拿这件事来说，葫芦姑固然厉害，你又不是省油的灯，岂能轻易丧命？哈哈哈哈哈！哎呀，啊，你下去吧。是。 世事无常，我虽狂妄，也不敢说自己一定能赢。这一战，葫芦姑要打赢我，来向世人表明她已胜过齐凤阁，更要为突厥扬威。他若能杀我而不杀，岂非辜负了赫赫威名？反过来，我若能杀他却不下手，这也不是我的本性。 这模样，毕生也难见几回。回头还是找人画下来好了。什么？你，你别摸我脸！ 醉得想吐。 这一战，一去不复返，是不是？ <sighs> 说来也奇怪，若换了我自己与葫芦姑交手，只会觉得人生终有这一日，心中豪气干云，再不会想其他。 若朋友这样做，我却只剩下担忧了。朋友，换做李青鱼跟葫芦卜决战，你也会如此担心吗？ 不边，洗把脸，回去吧。嗯，以后再也不喝酒了。 <laughs> 你自己酒量差。 就该多练练。下回，除非又有人要跟葫芦姑交手，否则谁也没法再让我喝这剑心酒。 我给你改个名字好不好？阿乔，过来。好了，去吧。回去吧，阿乔。回去好好睡一觉。嗯。你急哄哄的跑来找我。 担心我的安危胜过输赢，还想以身相待，我很高兴。 沈道长，你可算醒了！ <sighs> 这觉，仿佛直接睡过四季，酣畅淋漓，神清气爽。 <laughs> 那是，您已经睡了一天一夜，这会儿正是卯时。半步峰上，主人与葫芦姑想必都交上手了。什么？ <coughs> 你为何不叫我？主人有令，不得打扰你安眠。 本就积雪陡峭，连着下了几日，就更难爬了。兄长，应会峰如此难爬，上了峰顶还得隔江观战，咱们为何不直接去半步峰？据说那边峰顶不过方寸，立足艰难，交手之外哪还有位置容人观战呢？可我们大老远过来，就只能站在这儿对着山壁发愁吗？唉，那能怎么办？ 这山壁有三丈高，你我都越不上去。嗯，也不知燕无师与葫芦姑战得如何了。哎，这位兄台，哎，不知前头有多少人上去了？啊，不多，但也不少。像如烟公主、衣冠主段文央这等高手，自然不必说，有好几位年轻一辈也上去了。哎，你们看，又有一人要上来了。哇，这兄弟真不错，好快啊！太年轻，功力。 是沈道尊，沈道尊，这人情况不错。王公子，你还记得我？嗯。多谢令师妹在世界大会上出手相救。你想上去？是，我与兄长一同前来，但这山壁太高，中途又无法借力，所以我带你们一程吧。啊？去吗？呃，去的，去的。多谢沈道尊，只是我们有两人，无妨。 <laughs> 他们这是上去了。沈道尊他还是一人带两人，沈乔都如此厉害了，不知那燕无师火罗姑又到了何等境界？ 请道长相助。沈道长来了，情况如何？对面打了一个时辰，还未分出胜负。那两人，俱是毫无保留的架势。葫芦谷以内力引导罡风，企图将师尊压制住。叶武士内力再强横，也无法与天地之力抗衡。终有用尽的时候。师尊，依您看？ 最后谁的胜算会大一些？你看呢？应该是葫芦姑吧？为何？他们二人都是不世出的高手，看着虽不分高下，但以内力而论，应该是葫芦姑更胜一筹。胜算不大，却并非完全没有。 借罡风之力困住我，就没想过反倒要付出更多内力去配合吗？ 可知，你竟能在天道间找到空隙？想与天地合而为一，你问过天地了吗？葫芦姑为何突然急躁起来？师尊，他他大概是在燕无师身上看到自己不可能为之或不可能战胜而得的东西了。 您是说他嫉妒厌恶师？葫芦姑修炼武道数十年，中间曾因败于齐道尊之手，在塞外蛰伏二十载。如今对战厌恶师，对方天资怎样不说，但年纪却比自己小，有的是机会突破至上武道。就这一点，便是他强求不来的。武姑出场了，师尊这是要全力一击了吗？ 阿乔，你担心我的安危胜过输赢，我很高兴。你让我不要跟葫芦姑拼内力，我听到了。高手过招，若只以招内力进行压制，那就跟比谁的武器更好一样。我又不是只有内力可取，葫芦姑是比我多活了几十年，没错。 但只要是人，就有弱点，总能对付。我不知他现在的弱点是什么，但我知道我自己的，那就是你。所以，只要你在这里，我便死相无敌。 这，这是呼噜孤影了。还未结束，呼噜孤又动了。 <laughs> 世间何来十全十美？凡事总有破绽。 够倒下了，是燕无适应了吧？他还站着。哎呀，这怎么办呀？等我下山跑到半步峰再爬上去，师尊都凉了。沈道长，我过去。啊啊！沈桥从此处跳到半步峰去，这怎么可能？中间无可借力之处，底下是万丈悬崖，滔滔江水啊！ 他方才折下树枝抛掷而出，便是为了在半空中借力。阿乔，你怎这么轻易就相信别人？我以为我们是朋友。本座不需要朋友，只有一种人有资格与我平起平坐。 那就是对手。假若一切重来，你可会选择在半步风下为我所救？此事只怕由不得我选择。这么说，即便早知道后面会与我纠缠不清，你也并不后悔吗？傻 <laughs> 阿强，我几时对你好过？有事。 我一路辛苦助你逃脱，不是为了让你去自投罗网的。我从前说的那些话，就如泼出去的水，是永远不可能收回来的。纵然伤了你的心，那也没办法。旁人都说沈道长宽宏大量、不计前嫌，怎么独独对本座这般特殊？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缘分？ 世上绝大多数人都不同。从前我以为你终究会在形势面前低头，学会改变，你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人世如流水，你就是那块磐石，无论流水流向何方，你也永远不会转。 做现在的弱点。 叶商月也吞了。 做什么都可以，哪怕告诉我，这一切不过是你设下的一场骗局。 有，晨雾之际，一眼开九州。冷月抬手，便扬雨衣袖。梦见了一个我，独下行舟，替昨日少年折来路白虹。不问春山几点斜雨中，有幸与我肩上花。 像中发万千信风，同行后。 辗转都来此停留，是你踏叶而过，赠我刀锋，换痴者解梦，生死情，匆匆。 阳间的小儿子带着姘头来找你多次，向你示好，你不是避而不见，就是出言拒绝，将他得罪狠了。 <laughs> 而燕宗主，就这么躲在屋里当缩头乌龟，任由我来当这个恶人。哈哈哈，谁让沈道长悲天悯人，心地善良。 若是由我出面，他们眼下怕是连玄都观的大门都出不去了。本来打算回来与你过七夕的，奈何没赶上。不过冬至总算不会错过了。你这一趟去了许久。 所以沈道长想我了， <laughs> 你知道我问的并非这个，那是哪个？嗯，你是不是去了突厥？不，我去的是高沟丽。 <laughs> 高沟丽？嗯，你去那里做甚？那里盛产人参。 于幻月宗而言，也算一种买卖。我绕道东突厥，就顺便过去看看。葫芦姑死了，段文央却混得不错，深得独兰可汗重用，俨然已是第二个葫芦姑。他没有将心思放在武道上，永远不可能成为第二个葫芦姑。倒是我看，方才跟杨广一起来的那个玉秀和尚，很有几分意思。嗯。 怎么？你有了我还不够，连和尚都想要？你，我不是这个意思。 <laughs> 那进屋去，你仔细告诉我到底是何意思。 冬至大如年，北方吃饺子，南方食汤圆，川地要喝羊肉汤。现在三样齐聚一碗，给你来个天下荟萃。你怎么反倒不高兴？我不喜欢这样吃。汤圆就是要吃甜的才好，怎么能与羊肉汤混在一块儿？这又是谁想出来讨好皇帝的吧？ <laughs> 猜对了。 今年冬至宴，杨广想了这个办法来讨好他爹，还把这汤取名为“一桶汤”。杨坚高兴的很，当即重赏了他。太子也在场中，面色堪称精彩。人一长大，心思就复杂。杨广从小便比太子伶俐，当年将他救出宫时便是如此。但我瞧他眉间略有力气。 只怕不会甘于人下。皇帝有改立太子的心思吗？现在也许没有，但以后就说不准了。 <coughs> 嗯，味道还不错嘛。来，为夫喂你。嗯。燕宗主，自重。自重什么？ 本座一点也不重，不然夜晚压你身上，你早受不了了。 子虽然软弱，但想必还能消归曹随。杨广就说不好了。有时候，太聪明也不好。聪明人觉得天地之间唯我独尊，倍感孤独寂寞之余，自然要折腾出一些事情来。最终，累人累己。哼，老乔，你这是在说我吗？燕宗主是这样的吗？那倒不是。 毕竟我比杨广聪明多了， <laughs> 倒是那个玉秀，似乎并不简单。自然不简单，一个有突厥血统的人拜入佛门，又跟在杨广身边，与他关系暧昧不清。隋朝与突厥又在交恶，你说他想做什么？你说，玉秀跟杨广？ 是那种关系，你难道看不出来？还真没往这方面去想过，啧啧，可见你经验太少了。今晚本座又得劳累一下，亲自好好教导你了。天下百姓这份安定来之不易，我实在不希望被破坏。 阳间一代雄主，可惜隋朝的余音，只怕不会长久，至多不过二世。一命二运三风水，命数不可改，气运却是后天形成，未必无法扭转。若杨广肯老老实实，不对你我起歹意，将来登上皇位，幻月宗也能继续与之合作。 但如果他因为我们现在不肯交好，便怀恨在心，寻机报复，那么他身边潜伏的所有危险，日后都会成为反噬他的危机。 <sighs> 在想什么？我想，过些日子，去南方走一趟。听说最南端，有嶙峋奇石。 如天之涯海之角，景致蔚为可观，还能看见壮丽辽阔的海潮，想必极美。沈道长一人独往， <laughs> 不知燕宗主可愿与贫道同行？嗯，本座考虑考。虑。